锵锵三人行，差点说广告之后见， <laughs> 这刚开始一来就上广告，对，行了。张老师，今天我们一开头啊，我不得不要讲一讲我们的一位观众啊，对我们的热情，这个热情的程度啊，可以评吉尼斯世界纪录。对，所以呢，我真是不得不给他展示一下，一位来自河南的郭林山朋友啊，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啊？这是一个一个作业本吧？这是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啊？他在写什么呢？看我。 恳求您，我恳求您，我恳求您，我恳求您，我恳求您，恳求您，再翻过来再看，恳求您，恳求您，恳求您，恳求您，翻过来再看，恳求您，恳求您，恳求您，好，这一本儿大概有个五十页吧，这一本儿写完了，这是第二本儿啊，我恳求您，我恳求您，我恳求您了，恳求您了，然后这以后打子？这是行为艺术吧？嗯，这以后打子？全是。 恳求你，有个有一个短函也给我的，也是给文道兄的啊。他到底恳求我们要干什么来？文涛，这是我给您写的第四封信了，我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真的可以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我真的可以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真的希望可以在《锵锵三人行》中让我聊一聊对足球的想法和理解。我希望您现在开始有点开始。 相信我了，这么多的这个诚意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个这个这个，您上不上《锵锵三人行》啊？这事儿我们还商量。 <laughs> 但是呢，这个东西啊，金石未开，我我要承诺，我们要保留的，我们要保留的，这可以将来进入《锵锵三人行》博物馆，是吧？也是呃一片热情一片心，我先放脚底下啊， <laughs> 不是也没地方放。对对对， <laughs> 完全不代表任何瞧不起侮辱的意思啊，没有任何，这很重要。 对， <coughs> 哎， <coughs> 赵老师，你看啊，还有从美国方向上来的，我觉得今天这封信呢，呃，也让我挺感动的啊。呃，你看这个人叫 Tiffany，你看还是名牌儿，是吧？Tiffany，Tiffany，Tiffany，名牌儿。他的中文名字，你看，他怎么说他不合法的中文名字叫陈文秋呢？名字还有合法不合法吗？他说呀，你看这封信呢。 这个短短的这么多信呢，这是个华人，美国的华人啊，他写了半年写完的这封信。他说：“窦先生，希望现在已经没人用这种写信的方式跟你联络了。我是一位跟你同年出生的人，六七年，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由于近十几二十年中文都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写中文这么困难哈。然后。” 由于近十几年来网络科技的发展，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国的电视节目，这在网上看的是吧？他一看呢，新鲜，甚至有些震惊，没有想到现在节目的风格不再是我那个时候了。然后才发现我跟中国的距离已经那么的遥远。我看你主持的《锵锵三人行》，我感叹，我感觉你看起来是可以乱说话的。 <laughs> 呵呵呵亲爱的，这是个，也只是看起来， <laughs> 也只是，也只是看起来。他说，连我那个普通话不灵光的丈夫都给逗乐了，说你 OK 的， <laughs> 就是夸我一把啊。然后呢，他你看，他说，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本人非常感谢您阅读这个信，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写信给新闻媒体界的主持人，可能应了你呀，在节目中提到过的美国中产阶级。 或是在美国生活的人，我曾经这个开玩笑说过，美国中产阶级英文怎么说啊？不，American 不是说 a m i middle class，是 middle class boring life。所以说，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无聊的生活，boring life。你看他记住了，他说啊，我就是你说的那种美国中产阶级的 boring life 吧，我就过着这种生活。你知道吗？我们是很惨的一代移民，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也不能打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也不属于美国的低层，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对中国的文化也忘得差不多了，都在慢慢的流失。现在可是提笔忘字，语句也颠三倒四，而英文也不怎么样，真惨。我们活到这个岁数，也开始想当年了。你觉得可笑吗？哎，我觉得这个，这就说到美国了，赵老师，你应该很有体会。嗯。 我我可以算老美国了哈，对，而且张老师太不一样了，人家张老师不是那种什么中文也不行，英文也不行，他是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两种文字都写书啊。广告了是不是？对啊，直接用英文写论著的人，对啊，大受欢迎啊。最近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告诉你个好消息，报喜来了。嗯，美国不是有一个很可耻的地产商叫做特朗普吗？ 是吗？你不知道那个 Donald Trump 那个大暴发户嘛？啊，就老演电视剧，前阵子出来说要选美国总统成笑话的那个，是个大富豪。嗯，他呢最近说呢，他看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影响了他对中国的观念。其中一本就是咱扎老师的书。啊，然后扎老师的书。 他看完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必须跟中国打贸易战。你写的什么书啊？ <laughs> 张老师，我就是前才出了几个月，我四月份出了一本英文的新书。张老师，我还正跟你转转告呢。我昨天晚上跟一帮美国混不不是美国混， <laughs> 跟一帮美籍的华人，不是混混，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他见到我呀，让我一定要向你转告。他是在洛杉矶的华人，现在做律师。 办这个投资移民的，你知道吗？他说：“你一定要转告你们那个查建英，说二十年前我就是追随着他的脚步，看着他的书，不惜一切代价去到了美国，他决定了我一生的人生。”结果错过了中国的黄金时代，发财没发成，是吗？终到回到中国来捞钱了。哎，但是但是你这这形象，你是二十年前写了本什么书啊？ 我想他说的肯定是我曾经那一段出出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中篇是比较就是读者比较多的，有一个很煽情的名字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哦，带着惊叹号的。但是你说他说的也很有意思。你刚才讲他现在到中国来淘金了吧？但是跟着他的一位美国一个证券业的人士，也是一个华人啊，讲了一句我觉得饶有这个味道的话。 他说呀，我在中国做过几年这个金融啊，到后来我就走了。现在做别的产业。他说当时我们这个这个当时国际上来的，想到中国淘金的，搞证券的还是搞什么的投资的。他最后得出一句话：说这个国度啊，这个地方遍地黄金。嗯，可是。 不是我们能捞得着的，嗯，就不是美国，说的是中国，中国，就当时他们想来中国做种种的产业，这种人捞不着，对他们看到遍地黄金，但是他说啊，没有一个是我们挖得着的，嗯，什么意思呢？我我哎，你自己慢慢琢磨吧。哎，我就到这儿提起另一个事儿，就最近奥巴马他们家不是美国他们就是这个国国债的事儿啊，嗯嗯嗯。 我还问这个搞证券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完全不懂这些事情啊，完全不懂这些事情。那那个李敖不是写了本书叫《杨伟美国》吗？我那天一翻啊，杨伟美国，他就说要让美国杨伟，美国是杨伟，想那两个字真是真是真是，不杨伟动词化，看衰。 他就不是他觉得美，他觉得美国太那个阳亢了，就应该扬痿，他打美国嘛，在审判美国反美先锋，呃，反反反美。然后其中看到这么一段话，我说我跟请教一下你这个美国证券界的人士有没有这个事情啊？因为他提到一个史实啊，就是说在一九四四年好像是七月二十七号有一个布雷顿还是布莱顿森林森林协议对，好，当时是你美国承诺保证是吧？美元跟黄金。 等值啊不不不是等值就挂钩挂钩就是说所以说就说你们全全世界相信美元嘛美元标标金金金本位就是说一盎司黄金换三十五美元永远不会变一盎司黄金换三十五美元美国经历了几任总统确实都没有变嗯但是呢到尼克松的时候撑不住了撑不住了尼克松当然前任也都欠债啊你外债包括黄金的都都都都都弄光了。 所以美国就宣布脱钩，我们承认了，我们不认了。那么到现在一盎司黄金是多少呢？一千多美元，一盎司黄金。那么我当时就问这个，我说我说这照这个说法，这个美国算不算这个？我一时没找着词儿，人说话都挺礼貌。 <laughs> 我说我说这算不算不是东西呢？我就跟 <laughs> 我说我说这是违违约吗？ 他都说，他说这个是的，是的。但是美国人很幽默，为 <laughs> 不是东西干杯啊！ <laughs> 就是对对对对。但这很有名的事件。但当时呢，他们放弃金本位的时候是个国际大事，是很重要的事件。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说着说着，慢慢都觉得这事儿说得通，能源，然后就开始都觉得就不是不用金本位反而更好，嗯，更恰当，嗯，就更能够符合今天国际贸易的这个现实。然后这些事儿就被淡忘了。 是，直到这几年，美国国债问题严重，然后大家都觉得美元霸权快不行了。 于是又挑起这些往事出来批评，但是你这个不等于你要是我不懂经济啊，但我要去简单听这个，嗯嗯，那你真是掠夺全世界的财富啊！你搞这个，你美国人最讲诚实啊，讲信诚诚诚承诺啊！你玩这一把，的是是这个，我包括就是前一段我就是在美国的一个笔会上遇到一个美国作家，当时我就说到这个，我说呃，美国这个国债这么大，借了这么多债，嗯嗯，其实使得你跟全世界人在。 宣扬你的体制的悠悠长的时候，你不是很有说服力了。以后，因为你欠所有的人的债，你去跟你的债主去说，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你怎么说呢？啊！而且呢，我就其实我是拿中国来说举例嘛。然后美这个这个美国作家其实还是那个苏森桑塔格的儿子，你知道，也是蛮有名的一个，人，你知道他，David，对。 这 David 就马上跟我笑眯眯的，就是说的说的，哎，这个事情不是说就是说光是对呃那个我们美国坏，对你们中国也不好，因为呢实际上呢，如果你借了啊四百万，这是的确，是你们你们就着急了啊，不是我们着急，我们得还这四百万万，但是如果我借了四万亿呢？ 嗯，就这个意思吧，不是这个准确的数字，那就是两家全慌。你跟我是一条船上的，因为你害怕我。对，万一我还不起这个，你就你这钱就打水漂了。没错，现在正是。现在我们是有点被绑架，你知道吧？就等于说你长期你一个房子很贵的租给一个租客，嗯，这个租客霸着不走， <laughs> 欠了一屁股债，你没办法赶他。 因为现在是除了他之外，没人能够给你还这就是就是那个虱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嘛。中国人明白这道理。啊。中国上这条船，前几年还是在被宣传，对，就是说，哎呀，我们接轨，现在跟美国的经济完全是连体婴儿啊，就谁也离不开谁。他外要，我那时候就说这，他用的那个词就是 s i a m e s e 对，呃，“thai m e s e twins” 是吧？嗨， <laughs> 我说这当然这也是马后炮了。现在我就说，实际上这连体婴儿怎么那？ 说被当一个好事来说呢，连婴儿是病啊，是个病啊，是畸形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哈，咱们虽然金融都是外行，但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他我们不是被他们强制买的，我们是自己买的，肯定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来考虑的。是不是能这么比喻？就是说，就像。 呃，我们是店主，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货，我们出很多货。美国是最大的买主，他买东西最多嘛，他钱最多，他的那个出手最大方。那有的时候你是店大欺客，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变成客大可以欺店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要靠他，你希望他多回来买东西，你就可以给他赊债嘛。他现在比如说买不起，他是。 借一下债，他的信誉又好，对吧？美元信誉最好啊，全全世界第一。但你就不断的给他赊债，这样可以刺激他，就回来买买东西。我发现国际形势跟国内的事儿啊，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欠债的成大爷了，是吧？对，没错。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这不是刚新闻嘛？这张老师正好可以，这奥巴马刚刚刚才说过是吧？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参众两院美国那个。对。 说是刚刚什么在提前多少个小时倒计时，终于算达成协议，美国人民什么松一口气， <clears throat> 这是。吵了很久了，因为他那个借债已经在零九年底好像就越界了，对，就就过了那个上限了，对。那要要提高这个债务的上限呢，必须要国共两院一一起通过。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所谓的民主的程序，各种利益集团，民主党、共和党还有茶党，现在搅搅乱的最激烈的就是茶党，各有各的，对，在那。 尔博弈嘛，不是，我有一个，就是他们打算还吗？呃，这这是这。 不 <laughs> 要要要谁能钻到人心里？对，他必须我就不打算还了。不，你不不还的话，对他自己是毁灭性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这种国际的评价机制，现在还是给他信用，美国的信用还是三个 A。就这种什么？现在问题就在于这回要是过不了这个呢，这三 A 就降级，降级他完蛋，我们大伙都完蛋。不是啊，已经是二点一一今年二点九万亿美元嘛借的上限啊，批准你借更多的债，你的信用评级。 还上还维持，如果不批准你借更多的债，反而你信用就调低。不是，因为他这个东西，要是他一直没定好的话，这个东西模糊，你的债务的前景不清楚。对，他这个评级机构是看你的这个债券的前景，你前景模糊嘛，对不对？我这辈子没听说过这么多钱。 我认为真打算还吗？ <laughs> 这这个十的天文数字啊！到现在为止，他是在还那个利息。对呀，利息都还不完呢。所以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就你说美国能不能还得清这笔债？我觉得大家都别指望。 这笔债是还不完的，对。但是问题是说，他要不要继续还？那肯定要继续还。对。不继续还，这全世界都撑不下去。你知道现在我们进入一个什么状况吗？这从一般美国人生活就这么生活。我跟你讲，美国国家什么情况？你看美国人就知道。 <laughs> 你问张老师吧。一般美国人在街上，你看他们买东西很大方、很随便，签信用卡，签一屁股子债。他们那个消费根本远远超出了他的收入所得。是。然后呢？ 你问他，别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很不了解这情况，对不对？我也觉得很惊讶，这这一个家里头来帮你做木头的木工也开游艇，我说那你的钱怎么来啊？ <laughs> 然后你挣那么多嘛？但是我们刚还不懂礼貌啊，中国人去了问，他也很大方，他说他就欠债嘛。 我说这就不用还嘛，这没关系嘛。那我说那卡债还不了怎么那就破产嘛。那破产特容易，对不对？在美国破了产，几年回来又是一条好汉。对，债都攥在中国人手里。对，然后这个当然破产还是有后果，你这是也还是有，但是它比中国破产容易多了，好办多了。明白？我可以举一个特别日常生活的，比如我们在这个美国的家哈，因为我一半时间在在美国嘛，在纽约最喜欢这么活着。嗯， <laughs> 我们在纽约的这个。 这个这个公寓呢，就开前不久就开那个业主委员会。我其实搞完全搞不懂的这一套。那天我正好我先生不在我就去听会去了。结果主要在讨论什么呢？就是怎么还这个借的债，就是借的是什么呢？我都说不清楚啊。就是说，其实它是这个这个债呢要抵押，对吧？这个这整个这个楼是属于还是属于那开发商的，比如说。然后所有的这业主呢还在还。 这个开发商的这个钱，那其实虽然你拥有这个，但是呢，你是在不断的在按揭式的在利息在还。那么他们就说，我们要换一种借贷机构了，前面那个借贷方式不好，因为我们还了好几年都是在还利息啊，这个叫叫本金啊，还叫什么？就是叫他们叫 principle，这 principle 这几年下来都没有没有减低，没碰过，就等于你这国债吧。 借了这么多，一直这些年，比如这五年都是在还利息。你说的那几万亿就是这个概念，这本金都没还。但是在具体到一个公寓，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哎呀，没还，呃，当然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负责任的一个公寓，所以业主们还觉得确实这个是有问题，我们应该换一种。 呃，换一个债主，换一种借贷机制，这样呢，我们可以至少在还利息的同时，也降低这个本金，就是还这个债本身，明白吗？所以特别复杂，但是它是一种文化，就大家都很，然后马马上业主也不想这文化呢。律师，有一行呃，也就是很内行的借贷专家。但是但是文涛，你知道，在过去，我听你这么讲，大家都会觉得这美国这样很不像话，对不对？怎么怎么能这样？但是你要回想起来，过去几十年，二战以来。 全球经济就是靠美国人这么消费搞起来的，啊，靠全世界生产的，你怎么能说光靠美国人消费呢？他不买，我们生产来干嘛？这你懂我意思吗？就等于说，他这家伙， <clears throat> 他买你的货呀？他他这帮人拼命刷卡，拼命负债，拼命买东西，过度消费，他消费的什么东西呢？ 就以前他第一次这么消费狂潮，把日本经济扯上去，让东亚四龙扯上去。现在轮到中国跟印度扯上去。我们能发财就靠美国人肯花，然后美国人那么肯花，但是是因为他有钱，他钱哪来是借的，这是个恶性循环，你知道明白了？而且他还有个印钞机呢，对啊，你知道他有个印钞机，他这个不要脸呐，你知道吗？就是说。 <laughs> <laughs> 这个印钞量化宽松能够量天次，他一旦不行了，他就哗哗哗，他印钞票。我那天看见一个数字啊，但有有就在核实，我不我不不知道。说利差有一个词儿，我听不太懂。利差在是不是指的就是说我印一个钞票，嗯，我的成本和真正我能拿这个钞票卷回来的这个这个价值啊的这个这个差，就是美国印钞票印美钞啊，它一年的利差大概是两点九个亿。 左右吧，两点九个亿左右。你知道美国一年的军费就两点九个亿左右。对，所以我看到的这种推论就是说，拿全世界人的这个债、这个钱呐，养他一年到处耀武扬威的军队。 你说，我这是要是问题是这样，美国这个他这个，但是他这个军费其实也等于他实际上是扮演世界警察，没错我们，保所有的航道，对你贸易通道，你中国现在肯出这个军费吗？我们去去保护所有的国际贸易通通道，不是光是我们运啊，全世界都要用这个贸易通道。真的，你很简单，这是就是美国的共和党，他们就老说这话嘛。他们那边的人就老说，因为他举几个例子，你巴拿马海峡，你这个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 这个马六甲海峡，这过去都是海盗横行的那几个海域，或者世界最重要的贸易通口，谁在那管着？啊，这个局面上，那那你中国有有航母吗？行，来我们撤了，你们来。所以是这，你知道现在是变成这样，就是骑虎难下，你知道大伙儿。咱们大家都傍个大款， <laughs> 都傍老大，靠老大， <laughs> 靠老大呢，老大就要吃四方。没错，就这个概念。谢 <laughs> 谢。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咱想起来啊，就觉得不平啊， <laughs> 是吧？对， <laughs> 以前人类史上没见过。为什么你们都吃成大胖子啊？对。而且美国咱就早知道这种高能耗、高消费，他几个地，如果中国人都像这么生活，那得三四个地球才够啊。的确。我们忍饥挨饿，我们给你生产，你整天啊就当老大，就这。哎，但是现在中国上去了，从肥胖上都表现出来。我们现在这个胖胖的问题，各种病，跟小孩的胖肥胖病啊，对，都是富贵病了。呃。 而且呢，现在呢，你知道美国有个想法，他就认为说，没错，他们日子过得都很好，那你们也不吃啊，你们老卖东西给我，你们也挣到点了。那么他们就说，你看你们中国怎么能够脱贫呢？你们中国世界工厂，谁拉把你起来的呢？还不就是靠美国带起这个全球旺盛的 <laughs> 消费市场？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问题是，今天的问题在哪？就像你刚才讲的，有环境问题出来了。第二就是全世界都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啊，得止住了。 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像中国、印度、巴西这些金砖国家也崛起了。就我们自己消费市场都很大，而美国也开始说，哎呀，不能光是我买单了，说你中国也你也买点吧， <laughs> 你们生产东西你们自己买点行吗？也开始来这个。所以现在是整个结构开始大家要到一个变愿意当美国人呢。 我是听认识那个美国朋友，我觉得哎呦，我说你们花钱这个 shopping 啊，真是杀的不要脸呐！就是过几天一个周末，就是买买东西，你知道吗？高高兴兴跟我说，哎，我们这又是一个什么什么 day，就是它就是个日子，那个日子呢，他的庆祝方式就是去买东西，没错，去 shopping 商店，哎呀，差个一个月有好几天。 什么节都有，他就是给粉啊，什么一堆东西。包括这穷家小户都把 shopping 当成过节。没错，这美国，而且就是它有 shopping 能治百病，就比如 <laughs> 尤其是女的女性，就是你要忧郁吧，就是吃吃你就下馆子了，就花钱对吧？整个它有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我觉得这种文化就是从广告、从各种品牌的这种讲故事。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这个消费多花钱，和你的身份和你的整个的这个形象、自我形象连为一体。